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三百零六集。最近天宫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沉睡了六千年的天后醒来了。那原本是很普通的一天。 天宫照常有着处理不完的公务，真君们从玉清宫出来，各自回各自的岗位工作。在下午时分，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，天帝突然抱着一个女子回来。在南天门执勤的士兵亲眼见到天帝从外面走来，眼睛都瞪大了。他们甚至不知道陛下什么时候出去的。陛下怀中小心翼翼地护着一个女子，动作轻柔。 眉眼温和，宛如冰雪消融，和众人印象中的那个冰冷强大、雷厉风行的天地判若两人。士兵惊愕的看着林青霄抱着人走入南天门，很快消息传到里面，整个三清天都沸腾了。陛下这六千年来不近女色，不知道有多少贵族小姐、美貌侍女、小家碧玉自荐枕席，陛下都冷冰冰的避开，不做理会。 早朝上，有人提出天后缺位，应该册立妃嫔，他才起了个头，陛下就当场冷脸了。陛下没有说什么，可是大殿中的威压宛如山倒，群臣噤若寒蝉。提出这个法子的臣子更是冷汗涔涔，基于跪倒。从此之后，三清天上下再无人敢提纳妃的事情。 虽然陛下冷淡不近人情，可是，在公务上从不出岔子。慢慢的，三清天众人也习惯了林青霄的作风。上一任天帝便终生未婚，或许这些超越了力量极限的强者，观念也同样超越了凡尘，不再拘泥于普通人的情爱感情，家庭婚姻于他们来说已经是累赘。时间悠悠流逝。 一转眼，六千年过去，当年那位一成婚就失踪的天后也消失在众人记忆中。天宫的人几乎很难忆起林青霄其实是已婚身份。谁能想到，在今日，林青霄突然就领回一个女子呢？天宫三省五院九四连公务都不干了，所有人都在疯狂打听，陛下抱回来的那个女子是谁。 这段时间没有女子出入三清天，也没听说哪家的小姐搭上了天地。莫非是从民间找来的？到了傍晚时分，在大罗天侍奉的仙娥们透出来口风，那位女子正是玉清宫的正牌主子，六千年前沉睡的天后。朝臣们迷惑了许久，才慢慢想起来：哦，原来天宫还有一位天后。 消息一层层往外传，大罗天的风声散到三清天，家族有门路的人得知了天宫的动向，又散布到整个天界。没过多久，上下三十六重天都得知天后苏醒了，外界为之震动。可是，在镇元玉清宫，一切都是安安静静的。这是洛寒回到玉清宫的第七天，这七天的日子怎么说呢？ 绝不能说不好。林青霄对他百依百顺，事必躬亲，仙娥们更是无微不至，生怕怠慢了洛寒。按理洛寒不该再不满，但是他却有股说不出的心塞感。他和林青霄大婚礼节已经完毕，按理他们两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夫妻。然而林青霄白天陪他养病，晚上安抚他睡觉后，就自己回前殿了。 第一天，洛涵觉得正常；第二天他也没多想。可是连着七天都是如此，洛涵真的得考虑另一个严肃的问题了：林青霄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不想还好，这么一想，无数情节跳入洛涵脑海。他沉睡了六千年，六千年已经足够人间改朝换代好几茬儿。仙人普遍寿命长，但六千年也是不短的日子了。 六千年，已经足够林青霄超越金仙，跨入仙尊境界，也足够让仙界更新换代，潮起潮涌。如今仙界新一代中出现了许多能人，其中不乏年轻漂亮又修为强大的女仙。林青霄容貌绝艳，位高权重，修为高深，又在天界有着极高的威望。洛寒看着她都心生喜欢。 更何况，在天界出生、听着林青霄的事迹长大的小姑娘们呢？洛寒心情沉重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。仙娥们欢欢喜喜给洛寒端来新鲜鲜果，而洛寒斜倚在榻边，许久都不往果盘瞅上一眼。仙娥们不明所以，谨慎的问：“天后，您在想什么？”洛寒思路被打断，他换了个姿势。 一脸严肃的问：“这些年，林清香有没有和什么人相从过密？相从过密？”仙娥们想了想，小心翼翼的说：“邹统领，三省五院的真君们，天宇星君。”洛寒沉默半晌，说：“我指的是女子。”女子。仙娥们皱着眉头想了很久，一起摇头：“没有。”洛寒一想，没错儿。 低声道：“也对，有你们也不知道。”这仙娥们面面相觑，没人敢贸然接话。傍晚时，林清霄如同前几日一般来陪洛寒用晚膳，但是今日他来的比往常早了些。用膳时，林清霄非常无意地问：“最近有人惹你不开心吗？”洛寒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没有。” 我又不是炮仗，我才回来几天，怎么会和人有争执？林清晓点头说：“那就好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